冯宪军真不愧为联盟主席，大风大浪见得多。这个震惊让陶轩、让崔丽、让长仙都有如五雷轰顶般的消息。冯宪军听后神情镇定，只是微皱了皱眉，随后果断朝随从伸手：“要，要。”叶修关心冯宪军的心脏，果然也不是没有来的。 冯宪军身边随时就被速效救心丸，随从手忙脚乱拿药，叶修倒是早有准备的，水都递上去了。其他人望着主席那痛苦的表情，那叫一个同情。一把药丸服下，歇了五分钟，冯宪军总算是回过劲儿来了，长舒了一口气。用不用去医院啊？叶修在旁问了一句，被冯宪军狠狠瞪了一眼。 随后，又是深吸了口气，才问：“怎么回事啊？”如此这般一说，大家齐盯主席反应，屋里一片安静。陶轩感觉到自己手心汗都出来了。冯宪军这个主席，以他的了解，还是非常重视联盟的发展的，所以陶轩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不过，在这等待主席表态的前夕，依然让他觉得紧张不已。万一这冯宪军摇头说一声不，这事儿想再退一步都难了。此时已经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是已经发出去，等中不中了。你的那个兄弟是干什么的？冯宪军忽然问了一句：“干很多事儿啊，你不会……” 是想要将错就错，把他当作是曾经的叶秋吧？这个漏洞可有点大啊！那倒不必，我只是想确认，确实从来都是你一个人打比赛的吧？绝对是。叶秋点头。冯宪军关心的问题，最终和陶轩还是完全一致的，而都关心起了这个问题，陶轩立时轻轻的舒了一口气。他知道，联盟这一关。 过了，你们准备怎么解释啊？冯宪君望了屋里人一圈，化名、改名，随便什么都可以。陶轩神情顿时也轻松下来。这事儿毕竟违背的是联盟的规定，所以联盟方面的态度绝对重要。只要联盟愿意遮掩，理由什么的，只要是个说得过去的就可以。 冯宪军随后一言不发，起身望了屋里一圈，嘟囔了一句：“本来是为了什么事儿来的？”随即就带着两个随从出门离开了。到最后，冯宪军居然没有明确表态，陶轩那颗心顿时又提起来了。他明白，联盟目前的态度还是模糊的，最终会如何站位，就要看他们如何去操作了。 联盟是不可能给他们当马前卒的，只可能在家事操作得体的情况下给予相应的支持。如果这话题最终被炒成一团浆糊，完全没办法遮住，联盟铁定也会大义凛然的出手，摆正公正严明的姿态。叶修是你的网名，你的真名叫叶修。陶轩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叶修明白这话的意思。 笑着点了点头。我们走。陶轩招呼崔丽离开，崔丽却又很不放心的看了常仙一眼，追上陶轩，小声的说了一下这个情况。陶轩猛一回头，瞅了常仙一眼，又扫了一眼那边的叶修。叶修不会这么白痴，这些还真让一个记者听了去，那这记者多半应该是靠得住的。 想到这点，陶轩终于也没有再说什么了，转头离开了。倒是离开的路上，他忽然想到，冯宪军居然跑到星星这边，看架势好像也不是过来对挑战赛队伍嘘寒问暖的吧？星星战队居然劳动联盟主席亲自慰问，陶轩的心里顿时又为这事儿不踏实起来。这一晚上根本就没真正合过眼。 七二二房间，在所有人都离开后，余下的大眼瞪小眼，也不知说什么好。这事儿吧，全是叶修惹出来的，但到最后一看，忙着擦屁股的不是家事就是联盟，好像反倒没他这当事人什么事儿。一想到这一点，大家看叶修目光不得不透出几分膜拜。星星几个感慨了一番，再看长先还在门那儿。 呆若木鸡呢，小常啊，这个东西你可不能当采访报道出去哦。陈果口气如平常一般的和常先说着，平日里常先常跑来兴欣玩，偶尔碰见什么有趣的事尴尬的事丢脸的事都会来一句：“这个我要报道出去哦。”久而久之，都快成他的口头禅了。只不过他说要报道出去的东西，到底还是一次都没能见报。 他当然也清楚，以星星现有的这点名气，他们的生活琐事还够不上充当新闻素材。可是这次这料绝对够猛。常先相信，只要写出来，哪怕是在哪一期周报上，绝对都能抢到一次头版。头版呐！常先这样的小记者稿子能被通过，发个豆腐块大点的版面，就能高兴好多天了。 现在一个头版的机会摆在眼前，陈果却这只是这样轻描淡写的和他说着不要报道。这不是陈果搞不清楚状况，而是对常先已经习惯性的信任，并没有太把他当做一个外人来防备。常先原本就在纠结如何处理了，陈果这样的信任对他来说更如火上浇油。揭露真相，应该是记者的本职工作。 可是这个真相揭露的会让常先觉得自己太不厚道，现在又加上了陈果这样的信任，再回头就给他们捅出去，常先连负罪感都有了。放心，我不会乱说的。常先终于是痛下了决心，只是这决定一下，心里觉得一轻的同时，那种放弃大好机会的惋惜感却又冉冉升起了。 懊恼的情绪开始不断的撩拨着他，真是左右都不会爽啊！常仙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吼两声，那样大概才会痛快些。正准备告辞离开，叶修突然笑呵呵的开头道：“这样的报道没什么意思，捅出来了也未必就有很多人夸你好。其实你一开始的选择就很英明，跟着我们。” 会有更多值得你写的东西。我，我明白了。常贤怔了怔后答道：“他明白叶修话里的意思。星星击败家世，进入联盟，那当然会有更多的话题性。常贤对此也抱有期待，不过只是偶然性的期待。击败家世，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战队，谈何容易。” 但就是这么一件所有人认为都不可能的事情，叶修却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好像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一样。其他人听了会觉得这是不自量力，会嘲笑，会谩骂。但长先觉得，这种可能只是小，但又不是没有。荣耀是比赛，是比赛就没有永远获胜的一方。 任何一只豪门妓女也都在弱小的对手面前翻过船，为什么这一幕就不能正巧发生在星星和家世的身上呢？早点休息吧，叶修笑着，长仙点了点头离开了。陈果这时候却还没有睡意，先是大为兴奋的回味了一番，方才从家世到联盟主席接连被吓的表情。 再开始思考，最后家事和联盟方面会如何操作？最后却又开始担忧，一旦最后没搞好，那不就大糟糕了？你的想法真的太多了。不过这个短时间里你可能看不到什么反馈，无论家事还是联盟，都不可能猛然间就跳出来和大家聊聊这个叶秋叶修的问题。这也太欲盖弥彰了。要遮这个，也得先等这个事有个爆发。 只是这个爆点是等自然生成，还是自己去安排，就不得而已了。估计会自己安排吧，这样更加占据主动。尤其看老冯的态度，我看陶轩应该会主动一些。叶修说：“哦哦哦。”陈果终于听到叶修的一些分析，踏实了不少，这才被唐柔扯去睡觉。 报道日第二天下午，参加挑战赛的二十支战队人员总算都到齐了。联盟方组织对全体选手都有一番招待，而后下周一这一天略作调整，从周二开始线下赛就要正式开打了。结果周一出版的电子竞技周报头版，除了大标题“上周结束的职业联赛中的经验比赛”，愣是分出了一块。 出现了一个与上周结束的职业联赛毫无关系的主题，叶秋，叶修。买到当天报纸的陈果火一般的就冲进叶修房间来了，将报纸递给叶修看。哦，出手了吗？叶修倒是平静，翻来一看。 什么有家世选手日前诧异的发现，星星战队报名选手君莫笑的操作者叶修，赫然就是他们家世前队长叶秋。鉴于之前稿子从发现再联系前尘旧事，开始对叶秋还是叶修这个问题各种质疑，好在这位没有精彩绝艳的直接指出，以前的叶秋才是假名。 更多的还是在讨论这换名叶修是怎么回事而后又说从联盟还有家事方面的财政，这叶秋、叶修两个身份居然都是合法有效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稿子话题一转，居然把问题指引到这方向来了。叶修一看，顿时毫不怀疑这是家事的手笔，因为接下来这位记者分析。 是不是叶秋担心另组战队会遭到来自于粉丝的压力，所以才改名叶修？巴拉巴拉的。贾世也是吃准了叶修总不会跳出来解释出真实原因，所以借着解释之机，倒是又要给叶修泼点黑才甘心。这次事件又让他们成功的借势在粉丝当中掀起了哗然。 而矛头指向的已经不是什么叶秋、叶修两个身份的问题，而是星星战队果然是叶秋搞起的。这家伙果然是要灭掉家世，而且还披个马甲假装不是他，真是太卑鄙，太无耻了。